说起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啊，在俄罗斯人啊，准确的说呢，在东斯拉夫民族的心目当中，地位啊是非常特殊的。这个俄罗斯最早的国家啊，实际上是这个北欧海盗，就是维京人啊，九世纪末呢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此后，俄罗斯这个民族概念啊才形成啊。所以现在这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吵架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俄罗斯。” 是吧？你们是从我们这儿分出来的山寨的，你莫斯科这十二世纪才有，你跟我蛋逼什么呀？是吧？更不用说呢，现实当中，乌克兰地缘上是极其极其极其重要的啊！重要的事说三遍，是吧？当然了。 乌克兰有丰富的粮食和矿产资源啊，所以美国著名的这个战略学者波热金斯基，波兰人啊，波热金斯基美当过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就说过，失去乌克兰的俄罗斯将永远成不了大国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俄乌两国举语不断，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啊，这事儿。 现在的美国人知道，那几十年前希特勒当然也知道，是吧？甚至可以讲，希特勒打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乌克兰、俄罗斯，尤其是西伯利亚，那家伙是寸草不生啊，生寸草啊，除了北极熊和雪，是吧？没啥东西，废土啊，是吧？除了那啥就是那啥，是吧？而广袤的乌克兰大平原有粮食、有煤啊、有油，足够了。 啊，希特勒同志倒是不好女色啊，要不然美女也能得的，是吧？其实自己不需要，可以给格林嘛。格林同志都需要，是吧？什么都要啊，什么都要，是吧？乌克兰有盛产美女啊，比那个德国那些方脸瓶的那那那那那些长得男人一样的大妞强多了，是吧？负责进攻乌克兰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在巴巴罗萨计划当中啊。 该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攻占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和工业矿产中心顿涅茨盆地，指挥官是德高望重的冯隆德施泰特元帅。据说龙帅是唯一一个敢不摘手套跟希特勒握手的德国将领啊！而且这个龙帅啊很好认，是吧？很那个有怪癖，那他这个戴的领章不是那种三个橡叶果的元帅领章。 啊，而是两根棍儿的那种校官领章啊，因为他当过这个禁卫团的团长啊，所以他坚持戴这个领章啊。而且呢，龙帅还很受希特勒敬重啊。当然了，龙帅本人啊是非常看不起这个前下士啊。从军事部署上，南方集团军群以卡尔巴阡山脉为间隔，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位于乌克兰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呈合围之势。 按理说呀，战术上没问题，但是德国就这这么点兵力，敢这么玩啊，够大胆的。账面上看呢，南方集团军群是三十九个师，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罗马尼亚军队，还有呢，匈牙利和意大利人啊。意大利人我们的表现就不用说了，是吧？前面我们大家对对意大利人都是很了解的。那罗马尼亚人呢，还不如意大利人。 是吧？还不如伊巴达利人啊！罗马尼亚军官是吧？在战壕里都一身的香水味儿，那都喷一身香水，你这玩意儿还咋打仗呢是吧？啊，也就匈牙利兵还稍微的强一点啊，毕竟有马扎尔游牧民族的那种血性啊，但是装备又太次啊。而对面苏联基尔波洛斯上将指挥的苏联西南方面军有五十八个师，坦克就更寒碜了，德军就一个克莱斯特装甲集群。 凑吧凑吧，加一块儿七百二十辆坦克。苏联呢，八个满编机械化军四千五百辆坦克，其中还包括了对德国人来讲就是外星武器的可沃跟特三四。这个可沃跟特三四就七百五十辆左右啊，就超过这个呃德军坦克总数。而且最逗的是，是吧？ 这个希特勒在开战前最后一刻抽了个风啊，让南面计划从罗马尼亚出发的三个集团军暂缓进攻，给我看家啊！目的呢是看着他的心肝宝贝儿罗马尼亚的油田区。这样一来，只能北边那一只单臂伸出去围歼苏军。你说这仗打的多坑爹啊！然后就到了六月二十二号凌晨三点，这个细节不说了。 德军对准苏军阵地、机场、指挥部，万炮齐发，轰炸机稀里哗啦，进攻开始。依照德军的进攻计划，了解到苏军一线部署的大量部队，肯定是要利用装甲部队多点突破，然后步兵快速跟上进行围歼啊！但是龙帅手下只有一个装甲集群啊，所以不可能跟伯克一样奢侈啊，有古德里安跟霍特俩大钳子使劲往前突进去合围，只能求稳，是吧？ 打进去之后才知道啊，苏军没有那么好捏咕的，边防部队已经基本上在战斗位置待命，而且有六个强大的苏联机械化军迅速前来增援啊！单凭这一点啊，还是得给年轻的基尔波诺斯上将点个赞啊！至少没跟之前提到的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啊八爷是在电影院里看片儿。 是吧？人家这个小鸡同志啊，还是提前下了动员令的啊。而且反过来看，是吧？这个德军确实有点手忙脚乱啊。不是说老毛熊都睡了吗？咋这撒夜上啊？都这么精神，是吧？但毕竟德军有备而来啊，苏军被动防御，而且加上德军超强的军事素质，短暂的慌乱之后，迅速把这个苏军就压制住了啊。 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群把两个苏联集团军分割开来，往前突进啊！但是呢，刚走出没个几十公里，一下就撞上了六个一股脑开过来的苏联机械化军，那克莱斯特岂不要被碾压吗？啊，一个机械化军呢，至少得有五六百辆坦克，克莱斯特一共才七百来辆，但是还真没有啊！之前咱们这个。 讲这个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时候就说过，他那个第九机械化军一路跑下来没打仗呢，就跑废了一半，是吧？而且呢，行军路线太长，啊，等于逐次添加兵力，啊，此乃兵家之大忌，是吧？再加上苏联装甲兵长期缺乏训练，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苏联的这个坦克没有装备无线电台，啊，所以要想指挥就惨了。 是吧？得这个排长掀开车盖钻出来挥旗啊，那哪看得见？你啊，打起仗来暴土扬长呢，是吧？因此德军从容应付啊，叮咣五四的打了五天，两边呢最后打了个平手。这么一来，两边等于都没有达到目的。德军的闪电战没闪起来啊，那喷嚏啊刚啊还没踢呢，就就完了，结束了啊。刚一这个一进边界线就开始烂打一气。 苏联装甲部队呢，基本上被打残了，只能后撤防御；前线苦守的这个戍边军呢，就彻底失去了活路了啊！但是明显能看出来的是，南方德军这一炮啊没有打响，虽然攻势猛烈，但是像白俄罗斯战场那样啊，手到擒来的大围歼，基本上呢就别想了啊。 人家中央集团军群是俩集群啊，纵深突进、铁壁合围，都只能逐步蚕食。这对于不善消耗的德军来讲，啊，这个南方集团军群的这种打法根本就不值得高兴。但是对于苏军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疲于奔命啊！你拿最精锐的第八机械化军看啊，这一个军队，这个第八机械化军装备了多少坦克呢？八百五十辆啊！悲催的是，驻地离前线二百公里啊。 接到命令，第一时间跟轰猪似的，喽喽喽喽喽喽喽啊，稀里哗啦赶赴国境线啊，走到一半接到命令，不去了啊，你们去旁边一个重镇防御啊，掉头往镇上开，眼瞅到了新命令下来了，现在你们被划归第六集团军，赶紧往白俄罗斯方向开啊，结果三天时间，四百辆坦克在没跟任何德军地面部队交战的情况下损失掉了。 好废了，是吧？你甭说那会儿的坦克，你现在你看美军那 M 一 A 一，是吧？海湾战争的时候开赴前线，都是拿大平板车拉到前线，是吧？到了前线之后，坦克下车冲锋，你哪能拿坦克当出租用啊？对吧？你以为是优步呢？是吧？好家伙，北京到天津再打一来回，你疯了，对吧？所以到了二十六号啊。 第八机械化军总算跟德军第十六装甲师照面，哎，你还甭说啊，这帮都累成孙子的毛熊，还真把德军赶回去了啊！而且还收复了一个小镇啊，这个就等于在德军的部队交通线上呢扎了根刺儿啊！因此，有了这种战术上的这种被动，但是战略趋于主动之后，基尔波洛斯上将最明智的决定是赶紧收拢兵力，整合防线，准备跟德军消耗啊！ 其实像罗克索夫斯基之前用的坦克伏击术就很好用啊，在防御中就能把德军一个装甲师消耗干净，挺牛掰的。基尔波洛斯也确实准备这么干，但是呢，两个二货不蠢冒昧的站了出来啊，打破了本该属于苏联人的机会。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